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正嘉宾主持，Bill Chan。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诶，今晚啊，啊。 青年才俊啊！时间啊，我哋咧有时一个礼拜，梗会揾啲时间，揾啲青年轻人。嗯，林郑而家话想你哋啲青年啊，吓吓有几多参政参政啊嘛？嗯，啊标青咧你就青年才俊啦，香港大学毕业。 而家請問你而家喺邊度發財啊？你講俾我。而家係一個中環某大機構啦，所以比較我自己亦都放一個時間 <laughs> 開咗個 page，即系 share 我英文係學啲少少見解，叫 Bulchain English。哦，係啊，我都有睇過，好嘢，好多嗰啲見解咧。 都引嚟香港本地蘭桂坊嘅外籍人士回应啊！系啊，入边啲 inbox 有时都好多麻烦嘢。唉，哎，不过唔讲咁多。今日我有西人讲，有西人睇你嗰个。有有有，之前有个 magazine 咩？B C magazine，我知。系啊，访俾我系啊，访问我又俾我及到都好兴。你及佢啊？系啊，你夹佢咩？喂，人哋嗰个系正宗 expert 啊嘛？expert 西文嘅先睇系啊。 哇！你够胆夹佢？咁系啦，我写一篇英文夹佢，佢写翻一篇 double 咁多份量。哇！佢讲个快餐店佢乜嘢咧？又佢话个快餐店，某大快餐店啦，黄色嗰间。我知吓，大陆新图唔啱啦。佢话早餐派嗰啲独立包装嗰啲茄汁啊、沙律酱吓，佢话好唔卫生吓。 <laughs> <laughs> 即系西人嘛，系啊，即系咁唔通？我觉得系啊，咁嗰度系一包包塑胶包住啊。咁喂，咁我知唔知点算啊？我话我啊唔怪得知 <laughs> 你哋系咪会好容易会搞到有？ 更多嘅下一代咧，系嘛？你咁多啲膠袋獨立都唔用。我呢个关于 h i g i e n e 同 well-being 嘅問題，系嘛？即系你同佢打一啲字眼嘅字眼啦，系嘛？安石嘅，系啦。咁啊，condom 都冇用啦。我听你讲系好理性啦，呢个系嘛？即系佢话佢反对嗰一块，即系嗰间麦记将嗰啲诶诶茄汁。 系啦，同埋嗰啲芥末一包包放喺嗰啲胶袋，佢觉得咁样搣开就好好唔环保。即系佢 expect 系全同啲人一齐接接接接哦，嗰啲系我知，我明啊。嗰啲系美国，美国系咁。系啊，你喺美国咧，即系嗰啲大洲啊，嗰啲 motel 啊，周围你食嗰啲 pancake 咧，嗯，佢佢都系俾佢俾俾嗰啲 syrup 啊，吓嗰啲咁嘅人工糖浆都系一支，同埋嗰啲诶茄酱啊嗰啲咧，通常俾一大支嚟嘅。系啊。 咁可能呢啲 expert 嚟咗香港咧，佢唔係好慣呢度咧，係咁先進，即係我哋係國際城市，對唔住，你話俾我哋呢度高級啲嘅，日本嗰啲咧攞住啲，包裝多啦，啊攬住啲一一一樽樽一劈劈嘅嗰啲咧，你話係嗰啲。 香港低端嘅茶餐厅豉候， <laughs> 对唔住，系啊，系咪？如果你中意嗰啲，请你去油滋诶，呢个深水埗油麻地坐敦，啊，就任 share，捻完揸完都系咁互相咁样传达， <laughs> 我就唔中意咯。 <laughs> 哇，哇，你真系全过码头菇你，不过你够胆串西人咧，我谂。 而家西环安紧呢个节目咧，佢会揾你噶啦，知唔知啊？而家你知一啲炎黄子孙喺啲鬼佬，香港炎黄子孙喺啲鬼佬面前咧，唔知点解系都怯怯地、射射地。吓，大陆嗰啲唔同啊，出到去咧，识英文好唔识，样拍台拍灯，系嘛？指住啲鬼佬嚟闹啊！吓喺墨尔本读大学咧，我琴日讲过，一见到你话将台湾列做 country 咧，成班留学生咧。 走去請願啊！而家有嚟啊，Marriott 酒店，Sarah，哇！而家 Me Too 咧，而家喺大陸啊，風行啊！原來呢個 Me Too 即係話，哦，原來發現西班牙 Sarah 個網頁係將香港、台灣、西藏係列為國家 country，其實唔係國家 country 同中國。啱咦，又發現原來 Marriott 又係，跟住香港嘅明報又係，跟住仲有好多嘅。 大寶好都系而家正掀起一場吓，唔係 me too 吓，係 him too 吓，原來又多一間，又多一間。You too 唔係 me too，You too 你都有份吓，你又有份，你又有份嘅獵巫大風暴啦。咁啊，標青，你啲英文聽過好叻啊。嗯，其實咧個英文嗰個字叫 country，我哋咧啊去到一個誒新加坡咁。 一到機場，你知香港人即刻 loop 嗰個 WiFi 噶啦。你話上 WiFi 時，你就要將你自己嘅電話號碼上载啦。咁然後嗰個 list 啊一路 loop 啊，都系 country 下边咧十个有十一個外國嘅機場，嗯，都系將 China 同埋香港同埋澳門分開列。對唔住，因為佢系跟 country code，嗯中國嗰個係八。 几得八六八六啊，八六八同二啦。另一个 country 嘅台湾就八六六，嗯，香港嘅另一个 country code 就系八五二，嗯，澳门另一个 country code 系八五三，嗯，系咪？嗱，我试过去到非洲卢旺达又系咁，瑞士又系咁，英国又系咁，啊，咁咧，请咧大陆政府咧就逐个国家嘅，确诶机场啊，吓，全部咧派大使馆啊。 嚇，呢啲咧叫緊急行動組咧過去咧大吵大鬧啦，因為咧真系我一碌碌到咧全部系 Hong Kong is a country，我一定要答啊，佢系 your country。 佢就你个 c o u n t r y l 系咪？我一定要答汉抗，我觉得冇问题。呢样我谂系因为第一答咗，你系咪已经系成为一个分裂嘅港独人士？绝对唔系，因为呢个系英文问题啊！因为英文嗱，英国系一个 colonizer 啊嘛，佢殖民主义者系，对啲地理海洋特别熟，同埋佢用英文，英文咧就唔同香港或者中国。 只系对啲炆啊、煎啊、煮饭啲字好多，佢对呢啲地理名词特别多，例如 country 系一个大嘅地域，嗯，国家叫 nation，嗯，仲有好多嘅 territory，r e g i o n 嗯，系嘛，place，s p a c e p l a c e of birth，系啦，同埋叫 country of birth。咁譬如我哋有时读啲文化研究啊，读啲咩 cultural study 啊，geography，space。 同 place 有咩分别咧？即系 space 系一个唔知咩地方，place 系有个 space 系太空、太空啊，或者一空间空间或者你去到大陆都有时觉得去咗太空。喂，点解咧？周围都系商场，我以为你系见到 A 点。周围都商场，你去咗杭州，同去咗呢个温州，同去长沙，喂，有时飞得多，我都唔知自己去咗边。 <laughs> 即系 place 先系一个你有特。 别归属感同知道系边度嘅地方，咁呢个就等于 country 同 nation 嘅分别啦。即系有一个诶认认同感系啦，嗯，认同感 country 都系嘅，country 就唔系我成日问啲喺英国啲人都讲 What country are you from? Oh my, from in my country, which is Scotland. 嗯啊，度咧啲人咧系着诶男人咧系玩风笛嘅，或者度啲誒啲啲誒诶诶 Highland 度咧好多绵羊嘅，佢哋讲 country。我諗 country 就冇咁，我估下呢个冇咁 political，冇咁政治化。country 比较來都唔应该政治。系啦，即系你可以咁讲 c o u n t r y 系你个屋企喺邊。 而个屋企以诶关系一个大家识嘅地方，当然唔系话我住几多楼几多座啦，系话我系喺香港，系喺长沙、上海边度。而 nation 咧就真系可能关于你嘅 nationality。其实如果李国静、风范皇后李丽珊咧，都可以讲话佢个 country 系长洲嘅。嗯，系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咁啊，所以咧头先讲话 country 啊，阿阿刘主席啊。 嗯，吓，嘛？刘皇发都系讲佢嘅 country 系新界或者屯门啦，系 <laughs> 嘛？屯门嗰 p a r 屯门嗰 country 亦都同元朗嘅 country 有啲唔同，亦同鹿景打鼓岭又唔同，系咪？系 country 即系嗱，呢啲系英文嘅概念。同埋有時講 country、講 nation 之外咧，真係好政治性嗰個概念，通常我哋就會用 stay 去形容，即係真係嗰個就會直接係一個主權國家。但係頭先點解話即係 country 喺中國變到咁加之敏感咧？其實就係一個一段故咧，就係講下香。 讲嘅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两制嘅英文咧，系永远唔会译 one state two system 或者 one nation two system。边个译噶？当其时就系佢讲呢一个咁样嘅 <laugh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嘅时候咧， <laughs> 即系我记得睇翻而家你都可以抄翻到即系《强势功》四年本书咧，就真系有探讨过咧，诶一个 <laughs> 即系嗱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系呢句本身系 i n g l i s h 嗯，即系恕我。 直率啲少少，long time no see 嗰啲 friend 啊，系咪？即系一啲 long time no see 啊，啲咧，诶，饮酒阵时穿穿啊，呢啲叫 English。嗯，嗱，English 咧，我唔可以讲人错嘅，嗯，因为有十四亿人里边，佢哋学英文，开口埋口讲呢只咧，吓，佢系本身嘅一个 English 嘅 g l o b a l i z e 咗之后嘅某一个 degree of reasonable。 existence，嗯，系咪？咁咧，但系咧，人哋 properly proper 嘅诶，英国人或者美国东岸嘅啲，系 academically 咧，系唔会讲 one country two systems，嗯，系咪？嗯，只会讲 one state two systems，n a t i o n 咧。 就 make nation 咧，就其实就包埋啊，民族啦、文化啊，咁包埋 culture，系啊，系嘛。咪所以头先讲嘅就虽然呢个小 change 呢个字啦，但系点解会用呢个 one country two system 而唔用 one stay 咧？即系当其时有一个理解，就係因为香港政府本身系要作为一个即系试点去俾即系台湾睇，咁就系可以有一个即系示范嘅作用，用一国两制修复台湾，咁所以为咗当其时去以免咧，就系将将个 stay 或 就個主權擺得咁重咧，就特登用一個少少翻譯錯誤又好，或者一個文化嘅譯法都好咧，就叫做一個純粹地理嘅字眼，就一個叫做 One Country Two System。所以去到最後咧，其實今時今日咧，佢哋再重新再演繹翻咧，就話啊，其實中國呢個國家咧都唔係一個純粹單純嘅主權國嘅，係一個文化嘅載體，係一個比較復原大嘅地方，所以因此咧就會叫做 One Country Two System。不過好衰唔衰咧？Two s y s t e m s y s t e m 唔該呢啲 S。 咧即系呢啲执 <laughs> 执翻细啲，即系啲香港人学英文咧，好大个弊端，系系咪？即系譬如话，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嗯，and they are 即系呢个，即系嗰啲好多好多唔同，嗯，differences 嘅时候咧，下一句好多香港人学英文就唔记得咗 differences 啊，前边你用咗 plural。 嗯，嗯，系嘛，嗯，就一一定要好多嗰啲抽象嗰啲最最衰嘅英文咧，嗰啲抽象嘅词咧后边好多系有嗰个有呢个呢个 s 嘅，譬如 people，有啲人以为 people 冇 s，有，其实好多系 peoples，好多民族嘅人 we shall speak to all peoples in the world。仲有一个水都有 s，唔好话数唔到 waters，点解水域系，即系边个？即系话而家我哋。 二十一世紀二零一八年，嗯嗯，系嘛？We are on uncharted waters，嗯，即系只船咧系驶咗入去地图啊，系从来未发现过嘅地方。呢啲又啱啱地理英文學啦，呢啲呢啲咧就系同英國嘅航海或者叫卡勒比海海道嗰阵时咧，系流传呢个 uncharted waters，一定系有 S 嘅。啱，咁咧喺香港學英文咧就揸住本。 英汉字典咧就死记硬背咧，就啲窿罅位咧成日学唔到，啊，好阴功啊真系，系嘛，冇办法要去到出边咧。你知而家啲英国佬系好阴湿嘅，听到你讲错少少口佢唔会纠正，嗯，即系睇到啲大妈咧。 喺街嗰度當中吐痰咧，佢又冷笑，佢又唔會走埋嚟嘅。話你呢種行為咧，is an act of barbarity，佢唔會講嘅。嗯，係嘛？啲鬼妹啊鬼婆喺側邊講，Oh my goodness，Oh good lord，咁就得啦。 <laughs> 咁你譯咗佢，Oh good lord，即係好的上帝， <laughs> good g o o d 係嘛？或者個 Oh good grief，咁係嘛？咁你唔知啊 grief 點解？咁佢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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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啲外資酒店咩 Marriott 嗰啲喺大陸咧，基本上都係 serve 一啲誒外籍外籍人士啊，誒美籍嘅華人嘅係嘛，所以佢哋用翻嗰啲英文講翻啲 country 啊呢啲啊，即係都係 in the cultural sense of w e s t e r n n e s s 西方嘅，係同中國人其實冇乜關係，嗯，嗱嘛，不過最衰你一逆逆嗰做。 誒 Google 由英文又到中文咧，country 咧就真係國家，嗯嗯，係嘛？誒其實 country 咧未必係國家，嗯。第一亦都個中文咧，你揦着嗰啲五毛啊嗰啲，同埋而家喺大陸越嚟越多人咧，佢哋上網啊，佢個空域咧係越嚟越受限制，嗯。咁即係話咧，以前係只青蛙望哦高頭望到個井。 个井咧，以前个直径咧，譬如话有诶十尺。嗯。而家咧封下封下咧，比上边阿习习总书记嗰个呢届嘅政府，嗰个个井口啊，本来系十尺，而家封下得八尺，再搵块板又封下咧，系得四尺，即系好似嗰个影相机啊，嗰个个快门咁。嗯。中间嗰个窿咧，而家越嚟越窄。嗯。咁啊，青蛙后边睇到咧个天咧，咪嗰个镜口径啊！ 嗰直径咪越嚟越细咯，越嚟越细咁佢咪睇到嗰度越嚟越细嘅系，以为系全部啦，明唔明？即系我哋头先讲英文呢个 country 就系咁解吓，即系识得英文嘅人咧。 就明白咧，系呢个系冇问题。嗯，不过可惜而家咧，就呢个万豪酒店去翻国内嘅时候咧，就往往都中英文两个网站一做。系佢佢自己蠢啫嘛，你用英文咪冇事咯，系 <laughs> 咪啊？你用中文把鬼咩？嗰啲 A B C 鬼佬鸡，咪梗系睇翻英文啦，系嘛？标枪，你啲英文人翻到大陆去成都、杭州，我谂都系。 啊，search 入到个房都系睇 C N N B B C World World Service 先噶啦，啱唔啱？正气啲啦，吓觉得驱咗啲鬼啊，可以正啱唔啱啊？系 <laughs> 嘛？ <laughs> 咁你自己即叫做捉虫咯。你系外资嚟噶嘛？外资你咪用英文咯，你亦做英中文把鬼咩？系嘛？所以呢啲咧就系抵，即系抵闹啊！呢啲系嘛？抵闹唔系因为佢分裂中国。 抵闹，因为佢蠢，自己蠢咯， <laughs> 自己自己整个中文网页出嚟，系嘛？ <laughs> 抵闹啊！呢啲咁都唔识，唔好喺大陆去投资做生意啦，啱唔啱啊？啊，咁啊！而家除咗呢啲 state nations，今日咧 Donald Trump 好似。 又叫行嘅一个名咧，香港好多人知嘅，就叫 shit hole，嗯，叫做咧屎腾。嗱呢个 shit hole 咧，我要诶讲讲就系近年喺英语世界兴起嘅，嗯，喺英国嗰度兴，因为咧全球化之下咧贫富悬殊，嗯，一旦贫富悬殊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国家，啊，譬如话诶伦敦咁，佢你睇嗰啲。 S W One 即係白金漢宮嗰區嗰啲咧，就好富貴啊！但係咧，你睇嗰啲 Postcode 啊，啊嗰啲 Postal Code 嗰啲郵區號碼啊，叫誒 N E 咪 S S W 十九啊、廿三啊、N E 十八啊嗰啲咧，你就知道係貧窮區。嗯，尤其而家英格蘭南部有幾個城市，第一個叫 Luton。嗯，嚇。 劳敦唔系死咗嗰个粤语片明星啊，啊嗰个甘草啊系易做啱啱，啊另一个叫 Bradford，系嘛呢啲咧系外族移民聚居同埋咧穷人 Council Flat 多嗰啲咧，英国人自己咧就称之为即系佢啲学生仔，称之为 shit hole 啦，即系话咧嗰度咧，如果你要嗰度读书咧就惨啦，因为咧出咗间学校行出街咧。 喺一个月内俾人老笠打劫同埋捅两刀咧，嗰个滑言率系高过喺牛津剑桥咧，系九啊九倍嘅。呢啲城市城镇叫做说好，好啦，新闻翻嚟再讲。